上课，来，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打开这个第二十一页。二十一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呃行政法的类型第二个单元哈。那这个也这又是另外一个考考题的这个区块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法法的，哎法法的第一条的部分，法法刚刚第一条我们看过哈。 他是怎么规定？他说，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而受罚款、没入或者其他种类行政法的处罚的时候，都是用本法嘛。所以你从第一条可以看到，说其实本法的处罚种类有有有三大块啊。第一个是罚款，第二个是没入，第三个是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好，那我们就一块块来谈哈。嗯，首先在罚罚完这一块，我们待会再一起补充。先看没入好了，我们来看看二十二页。 二十二页。条，屋这个部分啊，在我们的法条上呢，还有另外另外三条，哈，法法的二十一条、二十二条跟二十三条，好，这三个条文。那这个条文哈，我们在解释上，呃，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探讨什么问题啊？因为有时候呢，在实物上，这个当事人。 当事人，比如说他开着卡车，他去盗采砂石，他去盗采砂石，那通常法规水土保持法都会规定说，凡是你今天有有这个去盗采砂石的话呢，我对于你盗采砂石的这些机具啊、卡车呢，通都可以加以没入。好，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些行政法规当中有谈到。好，针对你违规。 你从事违规行为的这些物、这些机具啊、物品呢，通通都可以一律的加以没入。啊但是有时候会遇到一问题，是说这个卡车它其实不是假的，是什么？是它可能跟呃，比如说跟民间租车公司、跟合运租车，不对，合运不会租这卡车。 <laughs> 好，那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他今天假设跟一个 A 公司，好，他租一他租这卡车去盗采砂石。 那我如果把这个卡车给没入的话，反而会影响到什么？A 公司的权益啊，好，因为没入没入的规定本身，没入本身是针对人民财产权的一个限制，甚至是剥夺。好，那换句话说呢，在规范上呢，就要特别的小心。好，就是没入原则上是要针对违规的物品来加以加以这个取这个加以没入嘛。好，那但是有时候这个违规的物品本身。 并不是违规行为人所有，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如何去抓这个界限，就是我们二十一条以下要谈的部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我们这边就来先看到这个法条哈，二十一条，他说，没入之物，好，除法规有特别规定者外，啊，以什么？以属于受处罚者所有者为限。 啊，以属于受处罚者所有所有者为限，就是原则上呢，可以过户的物品，前提是这个违规违规人所有的，啊，违规人违规的行为人，他有这个违规物的所有权，好，那我才可以对这个违规的物品来加以没入。好，好，那其实如果再进一步的探讨下去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法条哈。我我把它分开来看。 这个是违规行为时，好，这个是裁处时。那另外一个是说得否入路？好，那嗯，我们的题目是这样设计。今天这个甲呢是违规行为的。 假释违规行为人，他开着一台卡车去从事这个盗采的砂石，那主管机关呢，可不可以来没入？可不可以来没入这个假的卡车？他开着一台卡车，那卡车的所有权我们待会再谈。他开着一台卡车来盗采砂石，好，那可不可以来针对这个违规行为人，他开着这台卡车呢来进行没入？好。 那理论上哈，我们都从理论去推演。理论上呢，有可能甲在违规行为当时，好，他有这个卡车的所有权，甲所有。那违规，我们说违规的行为当时跟财主的时点是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时点嘛？通常都是不会，通常都一定是财主是在后面，行为是在前面嘛？一定是先有违规行为，才有财主嘛？ 好好，所以有可能在违规行为当时，他是有所有权；到了财阀当时，他的卡车呢，都还没有转卖，还是有这个所有权，假所有。好，那可不可以没入？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这个卡车呢，自始至终都是他人所有，他人所有，这不是假的卡车。好，那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加以没入？好，那鉴于二者中间就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什么？ 可能违规行为当时他没有卡车所有权，譬如说他跟他人啊，他跟他人呢借来一台卡车，借这台卡车呢去盗采砂石，他开一开觉得哎蛮好开的，干脆把它买过来算了。结果买过来之后呢，啊违规行为当时是他人所有，他到了财阀当时呢，最后抓到了，啊最后被查获，他进行财阀的时候呢，甲已经有卡车所有权，好，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没收这台卡车？ 可以吗？那另外刚好相反，就是说，可能今天甲的违规行为，当时是有卡车所有权，后来赶快转卖，赶快脱手，啊，这个盗采完之后赶快脱手转卖掉，那变成是他人所有，啊，不知情的不知情的第三人所有，那他人有这个卡车所有权，好，那请问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加以没入？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理论上有四种情形，好，这四种情形呢，我们首先要先决定一下哈，到底我们这个法法二十一条。 啊，末路之物已属于受处罚者所有者为限。这个受处罚者，这个甲，我们是以他何时所有啊？再一次哈，二十一条这个以属于受处罚者所有者为限，是以他违规行为时有，还是以他财主时有，还是说两个都可以看？好，我们我们总是要抓一个时间点吧。这个八百二十一条，这个以属于受处罚者所有者为限，他什么时候有？ 来确定，好，那这个问题呢？呃，在国内有两种讲法，像李慧忠老师他抓行为实有，好，那林时安老师呢，他抓财处实持有，好，那我们一般好在方法这个问题，啊，税行政方法这一块呢，呃，因为。 这个林晓老师呢，他毕竟还是我们国内行政法的这个大大家长哈。那大概可以说吴文岳生老师以下，廖一南老师以下，大概就是林晓老师这这一辈的哈。那所以他的分，他讲话的分量本身呢，在国内的行政法界还是有一定的一定的这个支配支配的地位。好，所以我们在选择上呢，我们尽可能选这个林老师这个讲法。那特别是林晓老师他的讲法本身。 他他本身又是这个当初行政法法在起草的过程的一个的委员之一啊，所以他的这个看法呢，某程度是代表立法的意见，可以吗？所以我们就以林奇阳老师的看法为主，我们就以财主师好，以财主师所有者为限。好，就是说目前国内因为比较多是跟林老师的走法是一致，比较多数的学者呢对这个问题点，他是看财主师，就是打法二十一条。 你可以注明一下，以财主时所有者为限，以财主时，只要财主时违规行为人有卡车所有权，就可以对这个违规行为人的卡车来加以没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要财主的当时违规行为人已经有卡车所有权，就可以对这个违规行为人当时那台卡车呢来进行没入。好，好，那这个时候呢，看起来是哪些情况可以没入？就是什么？ 一跟第二嘛，对不对？甲所有啊，财主持有，好，那就可以来加以没入了，是不是？好，所以 A 跟 B 这两个情形呢，好，都可以依照法法二十一条来进行没入，好，这个完全没有问题。那开始有疑问的是 C 跟 D 这两块，好，我们先解决 D 这一块，D 这一块。如果今天这个卡车啊，自始至终都是他人所有。 他人所有，那今天呢？甲开着一台他人的卡车来盗采砂石，可不可以没入？可不可以没入？你说这样子就会影响到他人的财产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避免一个问题，有可能今天这个他人是谁啊？是这个幕后的黑手啊，幕后大头目啊？啊，就是他的老板要员工开着老板的卡车去盗采砂石，那可不可以没入啊？ 当然可以没入啊，你懂我意思？因为有可能今天这个他人呢就正好是这个盗采的这个违规盗采集团的这个幕后的幕后的元凶，幕后的黑手。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幕背后的集团要假这个员工呢，开着集团的卡车去盗采砂石。那这个时候不没入卡车呢？好，这这基本上是说不过去。所以在第四个情况之下，哈，我们先看到，法法的二十二条。 二十二条哈，就来防堵这个问题，他说不属于受处罚者所有职务，画起来哈，因为所有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好像这个幕后的 <laughs> 幕后的大头目黑手啊，这个因为所有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该物成为违反行政法义务的工具，可以吗？好，那仁德才处末路，好，所以这里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他是《八法二十二条》的第一项这种情形，啊，幕后的幕后的这个幕后的元凶啊，幕后的幕后的黑手呢，他他要这个甲呢啊去盗采砂石，是他是他教唆的，啊是这个公司这家公司呢 A 公司叫这个员工呢开着公司的卡车去盗采砂石，那卡车只是一个违规，这个卡车是 A 公司的违规的一个工具啊。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以没入，可以吗？即便甲违规行为人都没有卡车所有权，即便都没有，但是法法二十二条的第一项的情形，还是可以加以没入。好，那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其他的情形。什么是其他的情形？例如说，这个卡车呢是甲租来的，从外面从跟一个不知情的第三人租过来的。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他的情形。 不是那个所有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比如说今天这个租车公司在租卡车给给甲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他已经有这个告诫过的，说你这个甲不要拿我的卡车去盗采砂石哦，我都已经尽到我的这个告诫的义务了。好，这个租车公司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事后呢就不能够说再要没入我的卡车了嘛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我如果有尽到我的注意的义务，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可以没入我这个租车公司的卡车。 可以吗？就租车公司的这个考试了。好，那这个是第四个情形，你要去分两个来讨论。好，那第三个也是一样。如果今天在违规行为当时是甲所有，没有错。好，那但是呢，到了裁除的时候呢，他已经赶快脱手转卖掉，了，脱手转卖掉了。好，那这个脱手转卖掉的情形也有两种可能性，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什么？第一种可能性是说，这个。 甲呢？甲今天他违规的时候是他的卡，是甲的所有，甲的卡车所有权。那他今天一到场完之后，就马上转卖，马上脱手，马上脱手转卖。那有可能今天这个某乙呢，后来取得这个卡车的这个某乙呢，是跟甲串通好的。因为乙也知乙跟甲都知道说，我们的法规啊，他可能也看过林老师的书，他说：“哎，我们的法规呢是什么？” 是以这个财主时，啊，只要违规行为人在财主时没有所有权，只要违规行为人在财主时没有所有权，就能够避免卡车被没入。所以有可能这个乙跟甲是串通好的，串通好的是说我接收你的卡车，那到时候呢，你的卡这台卡车就不会被没入掉了，了解吗？所以如果今天是，我们是说哈，如果今天是为了协助脱产。 好，这个乙呢，为了协助甲脱产，为了协助甲脱产，好，那后来取得这个卡车而成为所有权之人，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对这台卡车来进行没入。这在哪里？这在你的法法二十二条的第二项，二十二条第二项。我们看一下二十二条第二项，它怎么规定？二十二条第二项哈，他说物之所有人。 啊，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可以多加几个字，啊。后来取得该物而成为所有权之人，这样就清楚许多了。再一次，好，后来取得该物而成为所有权之人，二十二条第二项那个前面那几个字，好，就后来取得该物而成为所有权之人，就是那个乙，乙是要协助甲脱产，好，乙是要协助甲脱产，以避免甲在拆除时还有卡车所有权。 好，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规避末路的裁除而取得所有权的话呢，也是一样，可以加以末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其你说这边有一个其他嘛，对不对？那其他是指什么？这个应该就就无需我赘言了吧？这各位都从大一到现在都朗上口了。我如果今天稻草完沙石之后，赶快转卖，它可能是一个什么善意的什么第三人？不对？他可能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他为了保护什么？ 交易安全嘛？民法是谁教的？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应该没有问题吧？对，我知道你只是你只是这个，是我的问题太蠢，还是各位不去回答啊？就是这个为了保护什么？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这有可能今天这个后来取后来取得该物的这个某女呢，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为了保护交易安。 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好，那后来取得该物的这这个人呢，他可能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不知情啊，善意的第三人，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过户他的卡车，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大概大体上呢，就这几种情形，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好，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有个地方是不合理。 今天只要甲到场完之后，马上转卖，转卖出去之后呢，再来卡车可以卖到，假设卖到三百万，拿了钱就跑，那你又不能够去对这个卡车进行没入，因为是交易安全的考量。那这样谁谁赚到了？这甲赚到了，是不是？这不合理。所以立法者也知道说要防堵这个问题。好，那因此就在二十三条这一块呢，八百二十三条。 他就跟你防堵这个问题，哈，他说虽然不能够没入这个卡车没有错，好，但是呢，我们看二十三条第一项哈，他说得没入之物，受处罚者，受处罚者，哈，或者前条物之所有人于受裁处没入之前，好，没入之前予以处分，把它卖掉，好，或者使用或者以他法制不能够没入的话呢，花钱哈，还是可以裁处。 你把财主圈起来，财主没入其物的价格。换句话说呢，我还是可以，机关还是可以依照仁德一法法二十三条，仁德一法法二十三条呢，财主仁德一法法二十三条来财主这个价格，财主该卡车的价格。啊，这卡车大概成本市价是多少？我还是得对对谁财主啊？对假那个违规行为人。嘛 是不是？我还是可以对违规行为人来裁处这个卡车的价格大家就解我的意思吗？那既然是裁处，代表什么？这个裁处本身是一个行政法，它是一个裁罚性处分。啊，这个裁处是一个裁罚性处分，是一个行政法，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就要考量一些责任能力、责任条件。啊，那也有所谓的裁处权时效的适用。 好，就是本身它是它是用拆除，所以代表它是一个行政法好，好这样以吧这样才能够来这个防堵这个漏洞嘛，防堵这个漏洞。好，那二十三条的第二项，它讲说哈，得没入之物受处罚者或者前条物之所有人，于拆除没入后，好，我已经裁了没入了啦，我已经抓到了，我已经裁了没入，裁了没入之后，你才转卖，啊你才转卖。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追征其物的价格。 就是我已经做出一个没入处分了，没入处分还没有去执行，已经做一个没入处分的，好，那你才转卖的话，这个时候就直接追增价了，就不是在裁处了，因为你裁已经处罚过了，是不是？你已经做一个，已经做了一个没入处分啦，只是他在没入处分之后才转卖啦，没入处分后才转卖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单纯去追增，追增其物的价格。 样懂我的意思吗？哦，所以这边第一项是要裁处，是因为还没有做过处罚嘛。那第二项是因为已经做过处罚了，这就是处罚嘛，对不对？那他他才转卖，转卖啊卖。那因此呢，我这个时候就是单纯追征起舞的价就可以了。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是这个是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法法的二十三条哈。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 啊，先看完哈。第三项，前项追征是什么？用行政处分为之。你们看到追征？啊，这个是追征，是一个行政处分，就是还是一样哈，就是为了避免讨这种回水，就到底要用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要要钱，还是要用行政处分来要钱？怕有争议，怕实物有争议，所以立法者直接讲明了，这是一个下命处分。啊，他如果不缴，就移送行政执行，可以吗？ 我觉得这种考题其实过去都是考考生论题，在检视官考生论题。好，那我觉得这这种其实可以设计成是一个实例题的啊，像这个台大跟政大法研都考过考过实例题，就是这整套的实例题。好，所以你要把这个条文弄得很熟，大概怎么操作这个法条比要会？大家就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大概在国考这一块呢，要考的就是实例题的部分。啊，好，那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台大跟政大法研，大概在两三年前都有类似的题目。 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你结束了这个末录的规定。好，那立法理由你要稍微看一下它的立法理由。好，那接着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讲义的呃二十，二十三页下面那个括号三嘛，有对？中间括号三，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好，你会发现这个其他种类行政法在考试上考过很多题目。好，去年调查局到二十四页。好。 这个一些食物的考题，法研所啊，关物等等，都在考这一块。好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其他种类行政法。好，其他种类行政法这一块呢，在我们的法法当中，它的谈法是第二条哈。第二条有四款情形，这四款情形我们大概都看过，应该看过两次以上哈。那再看一下，他说第二条的第一款是什么？限制或者禁止行为的处分。 限制或禁止行为，啊，像我们要同学去勾什么？去勾那个吊扣证照，勾吊扣证照，去勾停工、停业嘛，啊，停工、停工这一块，好。然后呢，在剥夺，电管是剥夺或消灭资格，我们让你勾什么？让你勾歇业，勾歇业，还有什么？还有勾那个这个撤销，啊，撤销或废止许可，还有吊销，啊，吊销，好。好，那影响名誉的处分呢？ 像这这个呃，实物上有一些，它会公布姓名、公布照片，这个是好。好，那第四个是警告性处分，有一些警告啊、告诫啊、祭奠啊、讲席。比如说，你是参加那个交通讲席嘛，是什么东西？现在应该没有了吧？现在现在好像是说，比如说你如果穿越那个平交道，以前是说你要么是缴三百块，要么是什么参加讲席嘛，就是二二折一嘛。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我记得好像被除掉了吧？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说考量到哈，那个整个整个讲交通讲席呢，在各县市呢，其实这个这个师资哈，师资师资不一啦啊，就是说台北市可能很健全好那可能其他县市呢，可能就比较比较比较缺乏这块师资哈。我就有一次哈，就为了看小学啊，就是就是去参加那个讲旗嘛，他根不讲，可是他后来他还是可以省一下，就没有必要 那三碗饭好歹你可以喝六杯咖啡嘛，就是那就没有必要去这个。刚刚讲过嘛，就是说去讲戏的时候。 到场说哇，一百多个人，我本来想戴口罩，怕同学认出我。然后算了，干嘛？我就坐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好然后老师还带那个小麦，无线小麦，好像很很专业一样，然后抛到旁边那边讲讲讲，教你怎么去判断一些交通规则越听越有趣，一直做笔记，一直做笔记， <laughs> 就觉得很有趣啊。这这么这么，我本来会以为很无聊了，就越听越有趣，就越越往前做，越往前做。那最后还要考试，那考试过了之后才能考。 才能够，才能够就是小矮的，考试过才能小矮的。那你说我为什么会这么专注？因为他第一句话就感动了我。他说：“各位好，你们能够来到这边听这个讲席呢，是各位的福气。有些人想听哦，他是听不到的，这个一撞就飞了嘛。”就跟那个那是谁啊？一个很帅的那个男性过来的彼得，他不是一撞就飞了吗？就开始那个背景音乐就很好听啊。 哦， <laughs> 好久以前的影片哦， <laughs> 那什么片子啊？他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不是有一个片子是布莱德彼得，他一被撞就就变成是天使了啊！不要用口语来，你看怎跟我讲的。第六来三十六，那是这个啦，那是不 <laughs> 是啊？是六还是十六啊？啊！ 没看哦，啊，算了，你看我看的电影呢，就停留在那个阶段，那之后就没看过电影，好像是没看过什么电影，真的是有够有够古老的人，这个还好哎，我看这个我我电影这样已经算很先进了，我那个唱歌更更惨，以前高中大学都会去 KTV，好，现在我那些高中同学找我去，我都不好意思去，因为去了就不会唱，去我就点什么，就点那种啊哈。 哎，我这辈忘情水，那太旧了，哥怕被人家笑啊！我说，那那你都怎么调戏你调戏你的身心呢？这个就听那个自然音乐嘛，就听那个风声啊、水声啊，那种比较轻快，就是比较能够，因为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了哈，就是所以都要在听那种什么阿法波，好的阿法波那种音乐哈，就这样子。 你走回来说去 KTV，然后你在这边，不可能这样子，所以你就是不好意思，你有点不太敢去。对呀，是这样子。好了，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哎，我讲到这边，他是说讲习嘛，对讲习，好，好，那这个讲习就是一个什么警告性处分，警告性处分。好，那考试上呢，我们看一下哈，通常考题就以九十四年东吴。 这个考题为主，啊。这个考题呢，它就给你一个法条，啊，建筑法九十一条，它这些法条里面呢，它给你很多的一些行为，啊，像你看倒数第五行，他说有一些罚款呐、限期改善呐、连续处罚啊，好，那他请你，请问你说这些行为本身到底是负担处分还是行政罚还是行政执行，可以吗？啊，你把那个负担处分哈，你可以写。 多加两个字哈，你说单纯、单纯、单纯，我们讲单纯的限制啊，单纯的限制，或者就讲单纯、单纯的不利处分，可以了解我意思吗？你就讲单纯的限制或者单纯的不利处分，为什么？我待会排那个体系你就知道，这样子看你就比较比较清楚。单纯的限制或者单纯的不利处分，单纯加单纯加两个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大体上呢，你可以这样理解整个架构。好，我们说行政处分可以分成什么？ 依照对人民的效果不同，可以分成负担跟收益处分。好，负担处分呢，可以再依照好这个这种行政处分的做成呢，啊有没有带有有没有带有财阀的意味啊？是否具有财阀的性格呢？可以可以分成两块，一个叫财阀性处分。 另外一个叫什么？叫非财阀性处分。财阀性跟非财阀性，那受益处分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所以你这个你就搁着。好，那所谓的财阀性处分，好，一般指的就是我们行政法法的这个规定。好，行政法法，行政法法上呢，有所谓的罚款、 有所谓的没入，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其他种类，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可以吗？好，那非财阀性处分这一块哈，我们整理呃四种类型，五种哈，五种类型，我们整理五种类型。第一种呢，我们叫什么？第一种我们叫预防性，预防性的不利处分。 预防性的不利处分，好。那第二种呢，我们叫行政执行。第三种，好，第三种我们叫做所谓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追缴。公法上不当得利追缴。好，第四种，好，我们讲的是。 行政处分的撤销或者废止，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说，这个撤销跟废止呢不带有财阀的性格，非财阀性的撤销或者废止，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好，非财阀性的撤销或者废止。好，那第五个，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所谓的保全行为。 有一些保全行政机关的保全行为，可以好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呢，你听好听好，考试的时候你要把这五种类型记得非常的熟，那非常的熟好，因为考试的时候你的判断方式是这样判断，如果它是这五种类型的，它就不是行政法，你说的废话吗？ 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行政法法这个其他种类这一块哦，包山包海你记不完，不好记啊。其他种类这一块呢，谈太多了，啊，你这个很难记，很难去记那个什么那个二条里面这四款，太多太细，很难记。好，那你你常常常常会挂一漏万，所以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记？我们就去记这五种五大类型，只要这是是五这五大类型的，那它就是它就不是行政法，啊，就不是财发性处分。 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法分很好判断，末路很好判断，但是这个其他种类你很难判断，了解吗？好，所以这五种你要记得很熟。好，那这五种类型呢？其中这个预防性的不利处分这一块，哈，它指的就是题目所讲的那个单纯的限制，单纯的限制，或者叫单纯的不利处分，单纯的不利处分。好，洪嘉英老师的用语，它是。 洪嘉怡老师他是直接考这个题目，他是考说叫负担处分，但是这个负担处分不是讲我们这个架构的负担处分哦，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概念负担处分嘛，好，所以洪老师要出这个题目，他是要问你说哪些行为是预防性的福利处分，这个用语是我们立法理由的用语，所以我们我们用这样的用语会比较好。 好，立法理由是讲预防性的不利处分。那洪老师讲的那个负担处分呢？概念上就相当于是这边的预防性的不利处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单纯的限制或者单纯的不利处分，这都可以的，都可以。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就就简单就以立法理由为主，不用太复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种预防性的不利处分在讲什么啊？ 预防性的不利处分在各位的讲义的二十六页这一块啊，这个定义要请同学稍微记一下预防性不利处分的先的定义啊。他说，呃，他说基于还还还没有到定义哈，他说第一点，基于防止危害的发生或扩大，法律有时候会授权给机关，可与人民一定的义务啊，叫预防性的不利处分。 目的不在非难，啊它不是行政法像什么？像我画起来哈，限期改善、限期停用，啊限期停用、限期改善，或者是命拆除地上物。好，那立法理由就谈到说，画起来哈，这定义：如果一个处分是命当事人除去违法状态，或者要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吗？这是定义。 令当事人除去违法状态，或者要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那它就是所谓的预防性的不利处分，这样可以吗？这是第一种情形，啊，第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呢？所谓的行政执行，好，那通常考这个行政执行的时候呢，比较喜欢考的是，比较喜欢考的是我们行政执行法的二十八条第二项。二十八条第二项，我们称做直接强制。 直接强制啊，直接的强制执行的方法，那当中包括什么？包括一些啊，这最重要的是莫过于是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款所谓的断水断电。断水断电本身它不是一个处罚，断水断电本身是一种行政执行的措施，可以吗？啊，行政执行的措施，那有时候会考到像二十九条，二十九条像什么？像代理行，代理行。 好，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行政执行的行为了，可以吗？好，好，那另外呢，公法上不当得利追缴这我们刚看过，这个也不是处罚，法法二十条，这不是处罚。好，再看，先看第五个保全行为，保全行为这一块哈，在立法理由当中举了两个例子，啊，这两个例子都跟这个限制出境有关，限制出境，譬如说你今天有欠税。 好，依照税捐稽征法二十四条，可以由财政部报移民署，移民署对当事人做限制出境。啊欠税人的限制出境，或者是说像海洋污染防治法，好，那这当中也有所谓的限制出境的规定。这个限制出境本身是不是要处罚这个欠税人呢？不是，你你你前脚的你前脚期就可以出国了，所以他其实没有要没有要处罚你的意味。 好，那我只是纯粹是要保全我国家的税收，我担心你出国就跳级就不回来，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对人民做出一个限制出境，目的倒不在非难、不在责难、不在处罚，而在于保全我国家税收，可以吗？好，这是第第四种情形。那比较难判断是这个，这个第四第四类哈，第四类这个叫做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那这个不具有财阀性这一块。 这一块同学可能刚刚在看哪里？刚刚在看你的法条的第二条里面，也有看到这这句话，是不是？好，我的意思是讲说呢，其实哈，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上面有关行政处分的撤销或者行政处分的废止、废止，好，它其实呢可以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它是非裁罚性。 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财阀性，可以吗？好，那如果是有财阀性的话，就是你啊，就是你刚刚看到的，在哪里？在那个法法的第二条的第二款，二条二款啊，二条二款有看到一个什么？这个撤销或者废止许可嘛？是不是？那个撤销或废止许可是一种财阀性处分。 好，就撤销或者废止许可，有可能是财阀性的，它是属于二条二款；那也有可能是什么非财阀性，那就是指这个地方，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指这个地方。好，好，那我们来分别举举个例子，哈，你看一下我们立法理由谈的例子，立法理由，啊，立法理由当中有讲到，呃，像你的讲义的二十六页，二十六页。 二十六页的第二点哈，我们看一下，他说行政机关对违法受益处分的撤销以及合法受益处分的废止，是否属于本法的财罚性的不利处分呢？那什么？他说要视撤销废止的原因以及法规而定，未可什么一概而论嘛？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倒不是所有的撤销跟废止都必然放在法法二条二款，有一些是放下面。 他举个例子，像什么？像譬如说，证交法五十九条规定，证券商自受理这个证券业务的特许证照，好，那经过许可登记后，在三个月内要开始营业。如果三个月内没有开始营业的话呢，我主管机关可以撤销这个许可。他说这不是财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证券证券商呢的这个证证照本身，它是一个特许证照嘛，数量有限。 我国家呢，我只开放假设十家，十家证券商可以拿这个特许证照。那我都已经精挑细选的把这个证照给你了，结果你又居然不开业，那我要收回，我收回给他人。我这个收回给他人目的不是要处罚你，我是要什么？我就要另作他用而已啦单纯另作他用。好，我要给其他业者，因为申请人很多啊。你说你要去，你你你当初讲的很好听，你要来经营证券证券证券业。 结果你拿到证照之后呢，你却没有开业。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废弃掉你的证照给他人，样懂我的意思吗？这其实不在于处罚，啊，不在于处罚。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例如说《行政程序法》一百二十三条的第第二款，一二三条第二款，一二三条第二款，我当初举什么例子啊？ 同学有印象吗？一二三条第二款哈，我们是讲什么？我们是讲这个呃处分的废止嘛，合法处分的废止。那这个一二三的第二款是讲说呢，这个行政机关保留一个处分的事后废止权。好，我当初举什么例子？我举说今天机关呢给甲一个呃书报摊的经营许可，在忠孝东路两旁可以经营书报摊，让你经营书报摊许可，但是我丑话说在先。 如果将来交通流量过大，我主管机关可以事后废止，我可以事后废止掉你的书报摊许可，有没有印象这个例子？那请问一下，我今天依照一二三条第二款去废止掉你的书报摊许可，我是在处罚你吗？不是啊，都讲好了，交通流量过大就可以废止这个许可啊，是不是？所以这种一二三的第二款的废止呢，就没有任何处罚的意味，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没有处罚的意味哦。 因为是当初讲好的，只要交通流量过大，都可以事后废止掉这个许可。目的不在责难，而在于公益的维护。好好，那什么情况是有裁罚性呢？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像程序法一二三条的第一款，一二三的第一款在讲什么？讲法规准许废止，等一下，法规准许废止一个合法的受益处分嘛？当初举什么例子？举这个。 盗版条例啊有规定，凡是有肇事逃逸都可以吊销驾照，有没有印象？那个肇事逃逸的吊销驾照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财罚性的处分，啊，因为他处罚你这个肇事逃逸，好所以把你的驾照给吊销掉，大家有的意思吗？所以不是所有的撤销跟废止都是上面，有些是下面。好，那考试的时候呢，大体上让你举例子的话呢，你就要会举好像第二款。 好，是属于下面；第一款是属于上面，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啊，行政处分的撤销跟废止。好，那这个你都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看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是怎么讲？这个题目哈，他跟你讲说，就直接看哈，他说，呃，倒数第五行哈，我做成罚款 A，罚款是罚款是什么？ 罚还是行政法还是行政执行还是预防性不利处分？行政法嘛，对不对？罚还是最典型的行政法。是不是？罚还是最典型的行政啊罚款呢？是不是？对，罚款是行政法好，好，然后再一个是什么？限期改善补办手续是什么？限期改善。 啊刚刚讲过嘛，限期改善就是预防性的不利处分嘛，因为它符合那个定义啊，令当事人除去违法状态，或者要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嘛，好，所以限期改善这个是预防性不利处分，就是负担处分。好，好，连续处罚先搁着，限期停用呢？限期停用，限期停用也是那个定义啊，预防性的不利处分嘛，对不对？ 预防性的不利处分啊，令当事人除去违法状态，或者要当事人停止违法的行为嘛，限期停用。好好，断水断电是什么？行政执行。断水断电是行政执行。好，这样可以吗？就这样可以了解吗？好，所以其实也不难。好好，那个救济途径我们之后再讲。好，来翻到这个二十 A 翻到前面哈，二十四页。 九十七九十七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看看比较新的题目比较好。再看二十三页九十九年调查局啊，九九调查局，九九调查局，他这样讲哦，所谓行政法跟行政执行，好对不对？来，看去比较个表格了哈，二者差异何在？这里简单好。然后呢，李四好，他终于不出张三张三了哈。李四呢，酒醉开车，那被拦下来之后酒测哈。 那因此呢，做了以下几个行为，这些行为哪些是罚，哪些是执行？好，好，罚还是什么？罚还是行政罚。那一次保管车辆是什么？就是拖掉违规车辆，那就代履行二十九条哈，代履行。执行法二十九条代履行，拖掉违规车辆。好，然后呢，吊销这驾照是什么？啊，就行政罚嘛，刚刚讲过嘛，吊销。 吊销驾照就是行政法嘛？它是这个，它是这个法法二第二条的这个其他种类嘛？我问一下，其他种类啊，就这样子，而已很简单。好，那其他的呢，你应该可以判断好就不跟同学多补充。那接着往下看啊，看到这个讲义的二十七页，好，二十七页跟二十九页，我要跟同学补充两个问题。其实呢，在我们的行政法法当中啊，好，在行政。 在行政法法当中呢，他所讲到的这个末路哈这样子。我们先讲，我们先讲这个其他种类。在其他种类里面，有什么？有有一种叫做警告性储备，第四个。这个警告性储备哈，包括什么？当中包括一个叫做这个。 警告性处分里面有一款叫做辅导教育，啊，辅导教育，辅导教育，可以吗？辅导教育，那这个辅导教育在解释上哈，就会引就会容易引发一个争论是什么？呃，到底这个辅导教育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所谓的行政法了？ 法条上是讲说辅导教育是一个警告性处分，那是一种其他种类的行政法。但是我们实务上遇到一个问题是在《烟害防治法》《烟害防治法》里面，它有谈到，如果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哦，他有吸烟的话呢，那我可以这个要求这个青少年呢来接受所谓的戒烟教育、烟害防治教育。 啊，戒烟，戒烟的教育，接受这个戒烟教育，啊，接接受这个戒烟教育。那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如果是依照《烟害防治法》去接受这个戒烟教育的话，这个戒烟教育到底算不算是上面所讲的辅导教育？懂我的意思吗？你说，然后呢，又怎么样？如果它是属于所谓的辅导教育的话，它是一个行政法。 那问题是行政法法的第九条，跟刑法一样，他都跟你规定说，十四岁以下的啊不罚，啊缺乏责任能力，这不加以处罚。十四到十八岁是什么？是减轻。十八岁以上呢，才是真正有责任能力，可以吗？好，那如果是十四岁以下不罚，就代表着是你你你把这个戒任教育等同是辅导教育，辅导教育是一个处罚。 那处罚又不急于十四岁以下，又不急于十四岁以下，那似乎就代表是说，戒烟教育只有是几岁到几岁啊？十四到十八岁才接受戒烟教育。那十四岁以下那些小孩子呢？更年轻的先吸吗？吸到你十四岁之后呢，再去教育吗？就会有这样问题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你如果把这个戒烟教育等同是所谓的辅导教育，辅导教育又是一个警告性处分是罚的话。 反而要受到责任能力的限制，十四岁以下不罚，那变成是说十四到十八岁这一块这一块呢，才要接受戒烟教育，十四岁以下的人呢就没有戒烟教育的可能性。家长我有意思吗？会有这样的问题。好，那正大法院就考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正大法院，他跟你讲说，哈，到底这个戒烟教育，戒烟教育呢，未满十四岁的这个吸烟被取缔，应否接受戒烟教育啊？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括号二直接讨论哈。第一个文艺解释，从文艺来看呢，似乎兼教育等同辅导教育。哎，那我们法律的解释，文艺解释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嘛？是不是只要是文艺上它叫教育的，叫辅导教育的，就必然概念上是相当？ 不必然，为什么？我们刚才举过一个例子啊，像比如说旧的行政执行法，它把代金称作什么？称作罚款呐。但是我们有没有以词以词害意认为说那个旧法的罚款是一个处罚？没有，那还是行政执行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文艺解释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那不是说绝对的限制我们对这个法律性质的定性。这样了解吗？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体系上呢？ 这个戒恩教育是放在该法的罚则章节，那是不是代表着它它就是一个处罚呢？好，那我跟你讲说，在善尽在行政法规的罚则章节呢，通常很多都很多的行政法规的罚则章节，规范的很杂乱，很杂乱的现象。好，那甚至有一些罚则章节会规范什么？会规范这个断水断电。我们实务上很像这个建筑法，它会在罚则的章节里面去谈到断水断电，但是断水断电是什么？ 是行政执行的，好，我们也没有因为体力上放在罚则章节就一就认为说断水断电是行政处罚好，所以体系上啊体系基于体系解释呢，放罚则章节的不必然等同都是行政处罚，这样可以吗？还是第二个，那真正要谈的是目的解释，好，我们看一下他说哈，本法的目的是在于什么？这个保障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健康，避免吸烟人口年龄下降。 好，那希望通过戒烟教育呢，来矫正过早到来的吸烟惯习。好，所以目的是什么？划下最后一行，非在于对吸烟行为的非难跟制裁呀。它不是非难，不是制裁，它就不是处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条线就把它割割断，啊，割断。这个辅导教育就不包括什么，不包括戒烟教育。这样了解吗？戒烟教育本身有它的单独的规范目的。 好，那戒烟教育不是处罚，就不受到方法第九条的限制，这样子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第一块，第一块的点，所以你要限缩排除戒烟教育。第二块呢，末路也是一样，也有这个问题。末路这一块，好在我们的食物上有两种末路，第一种是具有制裁的性质，有制裁的性质。 第二种呢，是不具有，啊不具有制裁的性质，没有处罚的意味，啊，没有处罚的意味，它纯粹只是一种保全行为，纯粹只是一种保全的行为，啊，像什么，像食物上有一些这个假酒，这个有一些假酒啊、假药啊，啊，在流入市面。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把这些假酒假药给没入。好，这个没入本身其实也不是要处罚贩卖者。好，比如说今天我贩售假酒假药，它流入了市面。好，那后来呢被主管机关查获，因此没入那个假酒假药，或者像伪造的货币，伪造货币。好，那个没入的本身呢，只是一种保全的行为，目的不在责难。好，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好，看到这个二十九页，二十九页。 二十九页，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重点提示哈。陈老师的看法是认为，这个德国法上的末路哈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以制裁为目的，怎么看到制裁哈？另外一类呢是类似于及时强制，是什么？画起来哈，以预防或者维护秩序以及避免危险等什么保全性质啊为目的，对吗？它保全这种保全措施。但像他举的例子哈。 你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呢，应该是倒数第七行哈。他说，像有一些假酒啊、假药啊、伪药啊，好，那这个目录本身呢，只是纯粹基于这个公共安全的考量，啊，这种保全行为，那目的倒倒不在责难，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把什么，把保全行为呢，另外谈，就保全行为性质的目录。哈，这个就。 这个就不是属于财阀了，是非财阀。这个就不是财阀，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就不是财阀。那最近有一套大法官解释有谈到末路啊，那这个是在你的讲义的第三十一页，三十一页，三十一页这个。 这个我们的外汇条例哈，管理外汇条例呢，有谈到说，如果你旅客呢，啊，你要携带外币出国出入国境，啊，你要带美金出国或者进到台湾，要跟海关申报，好，那如果你申报申报这个外币呢，就如果你没有申报的话，你没有申报这个申报的情形，好，那那这样的情形呢，这依照相关规定呢，可以没入啊，没入你的这个外币，好。 那这个没入外币本身啊，就你违反了申报义务，违反了申报义务，因此加以没入。大法官在这个解释里面，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行政法，你看划线地方啊，他说这是一个行政法的没入。好，那这个是依照管理外汇条例好的规定呢，啊所做的这个没入。好，所以大概知道一下。来，要解释六百七十二。 好，这种没入外币这一块呢，这个大法官认为是因为违反申报义务，有违反申报义务，还是有这还是有违反行政法的义务，违反了申报义务所为的错误。好，所以是一个财阀，财阀的性质六七二，可以吗？好，这解释简单看就可以了，六七二，好。 好，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同学补充一下罚缓这一块，罚缓也有同样的问题，罚缓好，这都要先说了。罚缓这一块呢，我们把它拉下来看哦，因为太高了，拉下来看。罚缓这一块呢，我们可以整理成两种类型，有一种呢是名为罚缓，名称上叫罚缓，好。 但是实际上呢，实实际上呢，它不是处罚，名称上是罚款，但实际上呢，并不是处罚。那另外一种是刚好相反，名称上不是罚款。但是实际上呢，却是处罚。啊，名称上不是罚款，实际上呢，却是处罚。 啊，确实处罚，而且这个处罚还是应该要把它定位成是一个罚款。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啊，第一种是名称上叫罚款，但实际上不是处罚的哈。这个除了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旧的行政执行法的代金有这样的问题之外，啊，就过去我们的行政执行法上呢。 所谓的执行法啊，过去，过去因为立法上的疏漏，把代金称作罚款，但实际上它不是处罚嘛？所以执行法代金这一块，这是一个例，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哈？还有是各位同学会考的，就是这个实务上很多的这个按日连续处罚，按日连续处罚。 好，那按日连续处罚，我们等到应该是下一堂课明天再跟你详细介绍。好，那按日连续处罚的规定，哈，一般学说上相对多数的讲法呢，是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行政执行，啊，它是一种行政执行措施，倒不是所谓的处罚了。它虽然是每天每天可以做罚款，但是那个罚款无宁是一种代金的性质，啊，是反复的施加金钱压力。 一种行政执行措施，对的。啊，那这都是名称上叫罚还，但实际上不是处罚，是执行。好，好，那有一种是名称上不是罚还，但是大法官认为实际上呢，它是一种罚还的性质。那这是什么？这是你的我们的大法官的六一六号解释所谈到的所谓的自报金，自报金的性质，自报金。 自报金是讲什么？譬如说，你现在你要报税啊，每年五月要报报所得税。那如果说你你这个所得税呢，逾越了这个期限都没有申报的话呢，那国家就就可以对你，对于你这个，自是就是等于是代代惰嘛，你代为申报这件事情呢，啊，来来施加金钱压力，自自报金。好，那自报金我们看一下大法官解释六一六，在各位的讲义。 九十七页，九十七，好，好，九十七页六十六号解释呢，它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呃，第五行、第第四行哈，所得税法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也谈到这个自报警，啊，自报警，就是说我今天没有没有依法依依线办理结算申报。 好，那主管机关可以依照应纳税额来征百分之十的自报金。好，直接看划线地方，往下看划线。他说，这个规定本身呐，是对纳税义务人未于法定期限申报所得税的一个划起来制裁的规定。自报金是一个制裁，好，旨在促使纳税义务人履行依法申报的义务。 好，下一行，那加征滞报金呢？是对纳税义务人违反作为义务的一个什么制裁？发起来是什么？是罚还的一种，是罚还，可以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有一种名称上不是叫罚还，叫滞报金，但是大老官把它定义成是所谓的罚还，了解吗？好，好，那大体上呢，整个行政处罚种类呢，都跟你介绍完毕，这个是最完整这个架构。 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看，来看到这个讲义的，呃，其他我们再往后看哈。至于像二十八页下二十八页这个行政法的主法跟从法，这个比较不会直接考嘛，这你只要把那个括号 C 打勾就可以了。二十八页的括号 C 打勾就可以了。好，我们看到三十三页行政法的性质。 行政法的性质这一块，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哈，行政法本身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负担的行政处分嘛，负担处分。好，那这第一个负担处分。那第二个呢？啊，一般呢，我们在行政处罚探讨探讨要件上呢，我们是采取刑法那个三段论法，就构成要件、该当性。好，那有没有主、缺违法事由？好，那这个以及所谓的这个有责性的这个判断。好，所以一般。 我们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讲义好了啊，这第一个呢，去谈构成要件该当性，三十三页啊，三十三页、三三三页这括号二，构成违反秩序行为的要件包括什么？与刑法一样，这三三个要件，一个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个是违法性，第三个是可得性，这个是哪一个哪一个理论？古典犯罪理论，你就那个有责性放下面谈归会好了。 是，就就是我们行行政法这一块哈，就是发展的比较慢，好，所以还停留在人家古典那那那一套。就是你说故意过失，不是现在都放在要件也谈，好，那这个违法性也去谈嘛，好，这就应该是有责性也去谈嘛。那但是我们早期呢，在行政法，就是我们早期的刑法上呢，就这个可责性是放下面去谈。那我们我们行政法这一块呢？ 还停留在这个刑法的早期的那种想法了，好，好，那我们看一下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个部分，呃，讨论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谈这个这个构成要件要该当，好，那到底我们是针对哪当事人的哪一种行为好来加以处罚，好，那我们说包括当事人的作为跟不作为都可能该当够法规的构成要件，好。 那这个不作为的规定是在法法的第十条，我们看一下法条哈，三十四页。好，他说，对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事实的发生，依法有防止的义务。好，那能防止而不防止的话，理应积极行为发生事实者同。好，所以这个就是针对这个呃，没有没有防止的义务。 好，你有你有注意的义务呢，那你就应该要去尽尽到你的注意义务。那如果你没有去防止这个危害的发生的话呢，那你的不作为本身，我们也可以来加以处罚。好，所以法法的第十条，啊，是针对这个不作为的行为呢，也可以来到构成要件。那三十三页的下面那个立法理由，哈，有有一些例子，你们去看一下立法理由的例子。好，那没问题呢，这比较简单。再来看到看到的是三十四页，好。 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说，那未遂在我们行政法法上有没有去处罚未遂犯？好，就到底今天未遂的未遂的行为，啊，在我们行政法法上呢，有没有提前处罚的必要？那刑法是什么？刑法是说未遂的行为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才可以处罚嘛？啊，就刑法原则上，啊，未遂的处罚是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啊，那我们行政法行政法法呢？啊？ 行政法法有没有必要去规范未遂行为的处罚？啊那我们先讲早期实务。早期我们实务上的做法呢，是很粗率的，很草这个很草率。他往往往是把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未遂行为呢，直接把它计税化。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只有做出做了部分的要件，我当事人可能只有完成了部分的构成要件，另外一块都还没有完成。好。 那只要你完成了这个要件呢，是属于全部、全部这个、全部法规要规范的一个，应该这样讲哈。你完成的要件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只要你完成的是完成的是一个重要的要件的话呢，我们就当做你全部计税，可以吗？你看这个讲义的实物见解，第三行哈，他说早期呢，他是主张说，只要你实施了重要的阶段，哦，都可以来加以处罚，好，就是。 说，我他说什么，或者是主张已经做成整体不法的一部分啊，就可以来加以处罚。就过去实务上是不断的扩张计税的概念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啊，就未税要不要罚呢？他是说，只要你有做了一部分重要的要件呢，我就当做你全部计税。啊，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早期的做法。好，那学说上的讲法是什么？学说上的讲法，目前的看法是认为呢。 呃，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不应该去处罚未遂，不应该处罚未遂哈。那为什么不应该处罚未遂？他的想法是认为说，这个未遂的处罚是一种这个处罚的前置化，啊，在当事人都还没有计税之前，就要提前处罚。那到底可不可以处罚未遂行为，在刑法上都有争论的。那刑法跟行政法相较之下呢，我们的什么？我们是量的区分说嘛？刑法是。 这个当事人的违规情节比较严重，行政法是比较轻微，好，所以在刑罚都有争议的，在我们行政法上呢就没有必要啊去承认未遂行为的处罚，好，所以一般学说上是认为呢，倒是没有必要在我们行政法法这部法律里面去写一个条文，叫做未遂的行为也要也可以加以处罚，好，就在行政法法里面没有必要去做一般性的规定。 没有必要去捕捉所有的未遂行为都可以加以处罚，啊！但是今天学说上不是去反对说针对未遂行为都不可以处罚哦，他只是讲说如果你要去处罚未遂行为可以，那你在个别法规去规定，你在个别法规去规定未遂行为的处罚与否呢？那我们只是行政法法这部法律呢不做一般性的规定，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在你的讲义的三十五页的上面。 的这一段的最后两行，他说，除了个别法规有处罚未遂之外呢，原则上在行政法法当中，我们不罚未遂的行为。好，好，那以上是一个未遂犯的这个处罚与否。好，那接着是违法性的部分哈。违法性这一块，我们谈三三个条文。好，呃，依法令的行为不罚，正当防卫、紧急避难。 好，那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跟刑法是类似的。那条文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哈。首先是法法的第十一条，法法第十一条，法法的第十一条哈，这个下面就有了哈。下面这个注十六，他说依法律的行为不予处罚。好，那依所依所属上级公务员职务命令的行为呢，也是不予处罚。好，但是如果你明知职务命令违法，哎。 职务命令是什么？二四三讲过嘛？就是你看倒数第二行，职务命令是长官就具体个案的一个指示嘛？是不是啊？职务命令，好，他说，但是明知职务命令是违法的话呢，而未依照法定程序向上级公务员陈述意见的话，就不在此限。 好，所以等等于是说呢，他要求你必须要跟上级呢来陈述意见，好才可以来作为你的这个免责的事由。啊，就当你知道这个命令是违法的话呢，好，那你必须他他科予你有有一个跟上级陈述意见的义务。好，好，那这是一个法法的十一条，简单看过就可以了。啊，倒不是那么重要。那第十二条是正当防卫，他说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的行为呢，不予处罚。 但是防卫过当的话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其处罚。啊，这个都跟刑法是类似。好，然后看十三条紧急避难。啊，这个就考过了。他说，因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的紧急危难，而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好，那这个时候不予处罚。啊，紧急避难。好，考过的题目在哪里？哈，考过的题目在你的四十三页。 是三页的最下面倒数第二题，观物倒数第二题，他这样讲哈，他说，乙为了送病危的父亲啊到医院而开车闯红灯，啊，闯红灯行为已经构成盗版条例，那可不可以处罚？他可以主张什么？紧急避难嘛，是不是？为了为了救父亲嘛？为了救父亲，防卫他人的生命身体的紧急危难而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嘛？好，所以你可以谈。 谈这个法法十三条这个紧急避难，这样可以吗？大家这样考虑的。好，好，那以上是违法性这一块，这这比较简单。接着是有责性要特别注意的。好，有责性这一块呢，我们谈两件事情，一个是责任条件，一个是责任能力。好，先解决责任能力，来看一下你的讲义的讲义的四十三页。好，责任能力这一块。 责任能力这一块呢，我们目前的规定，法法第九条是跟刑法是类似，跟刑法是类似，我们是以年龄跟实际的精神状况来做区分。啊，年龄上呢，他怎么讲？第九条第一项，他说十四十四岁以下是不罚，这个没有问题。那十四到十八岁可以减轻，所以只有十八岁以上才是什么？才是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啊，这个简单。 那第三项是谈精神状况，他说哈，行为时因为精神障碍或者心智欠缺，导致不能够辨别行为的违法，啊，或者欠缺辨辨别事理的能力的话呢，那这个也是不予处罚，啊，就类似我们以前的这个精神丧失啊、一前啊，以前些旧法的规定。那这个九条是是什么？九条是他跟你讲说。 如果只是因为前项的行为导致其辨别行为违法的能力有显著减低的话，它就是减轻处罚，就类似以前刑法那个精神耗弱嘛，是不是？好，那这个都是跟刑法是类似，就我们就不就不重复。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九条五，九条五是讲原因自由行为。好，他说这稍微是一下就考过。 如果是行为人因为自己的故意或者过失，自陷于无辨识能力，或者辨识能力显著降低，好，那这个时候还是具有可罚、可非难性，还是有可非难性，还是可以加以处罚。所以，请同学看到你的讲义的四十三页，四十三页，刚刚那个九十六年关务啊，关务这个考题的第一小题，十二岁的甲犯丢垃色，这个可不可以处罚？ 这个十四岁以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缺乏责任能力啊，这个就不罚。第三小题呢，丙驾车酒醉而超速，超速行为该当《盗版条例》的处罚，那可不可以罚？你说他超，他超速当下已经酒醉了。 所以已经这个这个辨识能力已经已经缺乏辨识能力啊，不是这样讲啊，因为他喝酒的当当时是什么？他故意过失啊，他至少是有过失嘛。那自限于无辨识能力或者辨识能力显著降低嘛，所以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呢，还是可以依照九条五呢来进行处罚，这样可以更简单呐，就是你要你要知道有这样考法啊。好，那以上是责任能力，这个是比较基本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哈，责任条件和故意过失。故意过失这一块啊，在早期哈，早年我们的行政法法当中呢，啊，就早早年没有行政法法的时代呢，实务上哈，实务上是不考虑故意过失。过去旧，这个过去的时代，是只要客观上当事人有该当违规行为，他不去论就主观上。 这个违规行为人有没有故意过失，都一律加以处罚。好，所以过去呢，他是不去管责任条件，只要客观有违法，客观上有排放废水，那即便这个排放废水的行为，可能我当事人没有故意过失，他依旧是依旧是还要加，依旧是还是加以处罚。好，因为早期认为说呢，责任条件是刑法的问题，我们刑法跟行政法是本质上不同。 好，所以值得区分说底下呢，刑法有规定责任条件，我们行政法法没有谈到的话呢，我们行政行政法的领域没有谈到的话呢，就不类推适用，这早期的讲法。好，那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大法官的二七五号解释，情况才改观。好，二七五号解释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下二七五，两百七十五号解释在各位的讲义三十八页。好，这里不用抄。 因为你的三三十七页都有谈到嘛，二七五啊，他说，人民违反法律上义务而应受行政罚的行为，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时候，虽不以出于故意为必要，仍需以过失为其责任条件。好，所以二七五号解释第一步看什么？第一步看法律有没有特别规定。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我就依照这个法律。 好，来处理。那如果说法律今天没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呢，我们原则上，啊，对故意过失的认定，我们采什么？原则上呢，以什么为以什么为为原则？以过失为原则。好，原则上就是以过失为处罚的原则，以过失为原则。 那就是说，今天至少你必须要去证明说当事人呢，他是有过失的，好那过失呢就是什么？就是跟刑法一样嘛，就是违反注意义务嘛，你应注意能注意却不去注意嘛，啊，注意义务的违反称为过失嘛，好原则是以过失为原则。那例外的情况是什么？例外的情况是说，如果今天，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哈，他是说，但应受行政罚的行为。 仅这块画画起来啊，这块记一下。仅需违反禁止规定或者作为义务，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的话，则推定有过失。好，于行为人不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无过失者时呢，就应该受到处罚。好，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如果应受行政罚的行为是什么？是那些仅需违反禁止规定。 违反禁止规定或者作为义务，违反禁止规定或者作为义务呢？而不以发生损害或结果为其要件。啊，就是简单写，就违法不以违法结果的发生为必要，不以违法结果的发生为必要，啊，不以违法结果的发生为必要。 如果说今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违反了禁止规定或者作为义务，而且我们不以发生违法的结果为必要的话，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他的过失是用推定的，好，就是先推定这个违规行为人他有过失。那这个违规行为人呢，如果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呢，他必须要积极的提出相关的证据，由行为人好来举证，由行为人来举证证明什么？ 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由行为人举证证明，好，证明自己无过失，好，那才能够来，才能够加以免责，使得免责。好，行为人你要去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才能够来加以免责。好，我们举个例子，这样讲会有点抽象，哈。譬如说，譬如说，今天空屋法的规定，空屋法。 他说：“凡是排放废气，凡是排放废气，致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之余，好，主管机关啊，皆得加以处罚。这是一种立法例。第二种立法例是什么？只要凡是排放废气。” 主管机关都可以加以处罚，这是第二种立法例。我请问同学，我黑板上这一句话，立这个例外这一句话，是属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立法例？哪一种？第二种。为什么第二种？因为只要你排放废气，啊，你只要违反了这个作为的义务，排放废气，我即便没有发生损害或者违法结果，我都可以加以处罚。大家请问，那类似什么？类似行为犯。 是不是？你只要该当违法的，你只要做成该违法的行为，那都可以来进行处罚。好，所以这个例外的这个情况呢，简单的讲就是说，只要当事人违反的是那些行为犯啊，处罚行为犯的规定，类似的啊，类似处罚行为犯这样的规定，啊，类似处罚行为犯这样的规定，你只要是，你只要是违反这些类似行为犯的处罚的规定的话呢，这个过失都是推定的。 就先假设你有过失，先推定你有过失，啊，机关先推定你有过失，那当事人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才能够免责，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反过来讲，这个原则的过失，通常就是处处理什么，处怎么办？为法规不是这个不是一就是二啊，是不是？所以通常第一块是处处理什么？是处理结果犯的情形吗？ 啊，通常是针对结果犯的法规在进行规规范嘛。那例外的情况，这个过失是推定，那代表原则的过失是谁去举证？机关嘛，对不对？以机关要去证明，证明当事人啊对这个过失啊对这个违违法的结果是有过失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例外反过来推，代表原则的情况之下呢，是处理结果犯的规定。 好，那此外呢，举证责任在机关身上。那为什么？你说那这样也不那就不错啦？那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批评二七五号解释啊？二七五的问题是在于说呢，实物上是哪一种法规居多？是行为犯的法规居多，还是结果犯的法规居多啊？像比如说《道管条例》里面红灯，闯红灯就要罚；红灯右转就要罚；他那说红灯右转要撞到什么东西才要罚？ 他有说要导致什么违法结果才罚吗？没有嘛，多半的这个行政法规都是罚行为犯居多嘛。所以讲是例外，实际上已经是原则了。那推定过失本身就会跟什么？就会跟像我们刑这个刑法上所谓的这种无罪推定原则，或者所谓的不自证己罪，好，不自证己罪呢，好的这种这种法理的有这种紧张关系了。好，人民凭什么要去证明自己这个没有过失？应该是你要去证明我有过失才对啊。 好，所以如果你认为刑罚跟行政法是程度之别，本质上面有不同的话，刑法那一套这个不是正几岁的这样的法理呢，在行行政法上应该也能够来比照办理的。好，所以二七五号解释长久以来呢都为人所诟病。好，他认为说呢这样的做法本身呢，啊是太过有利于行政机关。好，那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这个我们立这个九十五年好立法院通过法法第七条，第七条通过之后呢，这个情况才改观。 我们看这第七条，第七条要记哦，哈，第七条，好，他是这样讲，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呃，四十二页，好，他这样讲，他说，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好，好，那这个立法理由里面第三点，下面哈，就跟你讲说，这个故意过失的举证责任在谁身上，在行政机关身上，要由行政机关来负起这个举证责任。 这样可以吗？所以未来的举证责任呢，通通都是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负起举证责任。好，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这个你可以你可以讲说，法法第七条立法通过之后呢，啊，这个已经是限缩了二七五号解释的推定过失的适用。啊，他已经不采取二七五的推定过失的，这样解我的意思吗？好就举证责任都在行政机关身上。哎，那是处罚故意还是过失的原则啊？ 啊，法条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实务上呢，法务部有法务部有做过一个解释。好，法务部的讲法是说，原则还是罚过失。就说原则呢，我行政机关只要能够证明你有过失，就可以开罚。请问同学，我行政机关要证明人民有过失容易，还是证明故意容易？过失比较容易嘛，对不对？我证明你有过失啊，你应注意，能注意就不注意了。 啊，那你应注意，能注意又不注意，贵是有过失嘛？所以证明过失就很就很容易。好，那法务部是讲说，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要求，有些法律有特别规定要处罚故意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行政机关就要证明到故意故意的程度，懂我的意思吗？不然原则上只要证明有过失就够了。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目前行政法第七条的一个。 这个现状，好，那我们就先到这个部分。那至于这个方法第八条跟其他的单元呢，我们就等到明天吧，就是明天下午，好，再跟同学介绍。好，那就先这样，OK，拜拜。